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九十七集。等到了居民区，街道上的声音就变少了。等到达他们居住的巷子，路上早已寂静一片，空无一人。林青霄打开禁制。 两人刚进门，院子里的人就噌的回过头来。洛寒被叶子楠和邹继白的目光看得吓了一跳，下意识问：“怎么了？你们怎么才回来啊？”邹继白急吼吼的站起来问：“你们今天去哪儿了？怎么在外面待这么晚啊？”叶子楠鼻子尖，他闻了闻，突然问：“什么味儿？”随着叶子楠的话，洛寒和林清霄身体都一僵。 他们今天在花楼待了很久，又多次在密闭空间里躲藏，身上难免会沾染上花楼的香味儿。洛寒和林清霄当然问心无愧，可是逛花楼这种事情，说出来到底有碍名声。叶子南这么一说，邹继白也闻出来香味儿了。邹继白的生活经验不如叶子南，他认不出这是什么香，只觉得甜甜腻腻的，有点像。 发情期，长翼上空浮动的那股气味。你们两人为什么用上熏香啊？这什么香啊？闻着好像不太对劲儿啊！洛寒心说：“糟糕，怕不是合欢香吧？”林清霄挥手画出一阵灵气，身上莫名的味道立刻被寒气净化。洛寒也立即从灵兽袋中放出吞元兽，熟门熟路的用道具吞元兽来转移话题。 今日吞元兽在灵书带待了一整天，很是听话，该赏。现在安全了，放你出来透透气。吞元兽出来后活动了一下筋骨，随后自己找了个舒坦的地方玩去了。洛寒怕叶子楠还记着刚才的话题，赶紧问：“你们今日盯梢有什么收获吗？”说起正事，叶子楠和邹继白都正色起来。邹继白叹了口气，摇头说：“唉，没有。” 我们今天一整天都在喝茶。叶子楠补充道：“那个魔族在赌坊弄丢了诛仙石，似乎受到重罚，这三天连门都没出，想来伤的不轻。今日一整天，他们的住宅都无人出入，除了上午时分，五六个魔族跟着一个脸上有刀疤的魔头出门，但是直到入夜我们撤离，他们几人都没有回来。他们两队分头盯梢，上午刀疤男出门后，洛寒和林清霄跟向刀疤男这一队。” 叶子南和邹继白继续原地守株待兔。洛寒低头咳了一声，这件事情他也知道，甚至他还知道为什么雷巴没有回去。叶子南和邹继白相互抱怨盯梢太难，随后询问另两个队友有什么收获。对面那两人都坐得端正，看起来仙风道骨、正气凛然。叶子南和邹继白压根想都没想。 此刻被他们认为靠谱的两位队友，其实脑子里正在回放一些尴尬画面。林清霄眼神避了一下，再开口时依然声线清浅，从容不迫。我们已经查到诛仙石的下落了。这次魔族队伍的领头名雷巴，是雷烈城排行第八的武士，负责护送诛仙石来大明城，以及接下来的交接任务。他们想要联盟的人是红莲妖王。 十日后虚时三刻，在黑市街头，邹继白和叶子楠再一次震惊。同样是盯梢，为什么林青霄和洛寒进度与他们完全不同呢？他们还徘徊在外围，林青霄就已经把对方的人手、目的、时间、地点、方式都打探清楚了。叶子楠被这一连串消息砸得眼晕，他晕乎乎的问：“那现在呢？我们要怎么办？” 不能让他们将诛仙石交到红莲妖王手里。林青霄说：“雷烈王和红莲妖王的联盟，必须破坏。”邹继白和叶子楠对视一眼，悄悄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杀掉他们？洛寒挑眉，无语地看向另两人。林青霄无奈说：“不必。何况我们就算杀了他们，雷烈王尽可再派下一批。雷烈城有的是死士。” 下一次来的，排名只会更靠前，行事也会越发谨慎。以杀止杀，只是治标不治本罢了。邹继白挠头，愁的眉毛都要连在一起了。不能杀，也不能放他们走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啊？这个林青霄在路上就思考过，这一段路的功夫，他比较了四个计划的优劣点，最后敲定了优势最大的一个：将计就计，移花接木。 是什么？念九那天，趁他们在黑市对接时，将诛仙石替换。别说邹继白和叶子楠，连洛寒都吃了一惊。替换？没错，这是所有对策里最优的一个。林青霄说：“无论拦截还是阻止，我们能破坏一次，却挡不住每一次。与其打草惊蛇，不如顺势而为，将雷八手里的诛仙石替换。” 红莲妖王拿到假的诛仙石，试验后发现效果不过如此，自然而然就会放弃合作。只要红莲妖王这边无异，雷烈王花再多心思也无济于事。叶子楠听后皱眉：“这个办法好是好，但是可行性非常之低。平时他们诛仙石不离身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把东西放在哪里。如果等到黑市对接时再调换，那就只有一次机会，一旦失败，这次任务就全盘皆输。” 雷巴竟然奉命护送诛仙石，黑石那天只会加倍谨慎，恐怕我们根本没法下手。未必，魔族这边不好下手，那妖族呢？他们不认识诛仙石，即便我们换了，他们也不知真假。这就是我们的机会。叶子南听着忍不住擦汗呢，这个任务怎么越来越危险了？我们一共就四个人，在大明城的黑市去抢妖王和魔王的东西，即便危险，也必须成功。 林清霄说到这里，露出唯一一次皱眉。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替换，若是能无声无息地将东西换走，风险便能大大降低。久未出声的洛寒忽然说话了：“或许我可以试试。”在座三人都看向他。洛寒手指轻轻动了动，最后缓声说：“我兴许能远距离替换储物袋，但是我需要掩护。” 黑市当天，魔族和妖族全神警惕，恐怕任何一丝灵气波动都能引起他们的注意。但是，空间呢？空间之于六界修者，宛如水之于鱼，因为生活在其中，所以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空间的波动。洛寒上次在危机关头突然爆发，自己创造出一片空间，把吞元兽、他和林清霄一起抽走。 其实洛寒没学会到底怎么控制空间，但仅是小小的切割一块地方，将两个空间调换，他或许可以试试。林青霄也想到了希尔米海的事情，他指节在桌面上敲了一下，眉目间顿时开朗。很好，就这样定了。这件事不容有失，这几日我陪你练习，务必要百发百中。课后辅导班来的猝不及防。 洛寒没料到自己突然加课就算了，竟然还由林清霄亲自监督。洛寒神情变得丧丧的。叶子楠看看洛寒，又看看林清霄恍惚发现这个任务好像和他没什么关系，从头到尾他什么都不用做，他是不是又可以等躺赢了呀？转眼间，念九到了，十月末是妖界的狂欢节。 亦可以类比人族的除夕，在这几天，数不清的妖怪涌向大明城，大明城会迎来全年最热闹的时候。狂欢在月末三天达到高峰，在这三天，全城通宵达旦，张灯结彩，城中所有人都要扮成妖怪的模样，一起在街上游玩跳舞。万妖出世，故名万妖节。 魔族和红莲妖王约定的时间是十月念九，正好在万妖节期间。从昨天起，外面的喧闹声就没有停止过。林青霄在院子里加了静音阵法，院内才终于消停些。魔族和妖族约在傍晚戌时，他们四人在中午时分就纷纷做了伪装出门。这次行动依然分成两队，洛寒和林青霄执行第一计划。 周继白和叶子楠藏在另一条路上，随时准备执行备用计划。他们不能在黑市里表现出熟识，所以连出门都是分批走。此刻外面万妖节正热闹，因为所有人都奇装异服。洛寒和林清霄穿着斗篷，戴着面具，也不显得奇怪。直到走到黑市附近，狂欢的人群才终于变少。洛寒此刻披着全黑斗篷。 脸上遮得严严实实，他和林青霄对视一眼，压低兜帽，走入黑市。黑市虽然是个市场，但是完全没有寻常市场的烟火气和热闹气，反而有种无形的压抑。来来往往的客人全部蒙着面，披着斗篷，连两边摆摊的摊主也是全副武装，只能看到一双眼睛。 这里专门处理不方便在外面出手的货物，杀人越货、偷窃抢劫已经是最普通的来源。这里面有官方通缉的赃物，有在外界引起腥风血雨的秘籍，还有叱咤风云的灵丹妙药。然而，无论曾经掀起过多少风波，现在他们都如同寻常货物般，公然摆在摊子上叫卖。买卖也未必要钱财。 全看摊主如何定价，有以物易物的，有用消息交换的，甚至还有人指定要一个人的命，只要这个人死了，无论是谁，只需拿来凭证，摊主就将这件宝物拱手送上。总而言之，这不是什么干净地方。洛寒遵纪守法十八年，没想到在半个月内，赌坊、花楼、黑市都逛了个遍。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